课文二，在休息室。周末你跟小丽去哪儿玩了？我们去唱歌了。你们唱了多久？我们唱了两个小时歌，晚上还去听音乐会了。你们都对音乐感兴趣吗？他对音乐感兴趣，我对他更感兴趣。生词。 九，感兴趣。